锵锵三人行。 哎，李艾啊，嗯，你别看咱们恩泰又是演员呐，又是主持啊，其实他是个物理学家，是个演艺界的物理学家，学识丰富。 <laughs> 对对，博士，真的真的，没错。而且呢，他平常跟你聊的，他他还有另一面。今天我想让他展示展示他的 <laughs> 作为物理学家的一面。不不不，不想当一个物理学家的好主持人，不是好演员。 <laughs> 什么玩意儿？你知道，因为最近朋友圈啊都在聊一个电影，没错，就。 就是吕克贝松的这个超体，哎，我昨天我昨天去看了，当然就是说咱很多人咱就剧透吧， <laughs> 就是说他大概就是依据了一个什么理论呢？实际这个理论呢，就也是比较牵强的，就是一直有一种传说，我们对我们大脑的这个使用啊。 这个只使用了很少百分之，有的人说百分之二，有人说百分之一，百分之九，百分之三，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大脑啊百分之九十，嗯，都是没用的，对吧？这是个传说啊。那这个他就根据这个理论发展而来。有些人总结这个电影概括一句话叫“吃药成佛”，嗯，就是说啊有一个这女的帮着人带毒品，一种很特别的，其实是她虚构出来的这么一种一种毒品，结果呢哗一下她就中间出了事情了，嗯，全进入她的身体了。 等一下，这女的最后就涅槃了。有人说， <laughs> 就等于涅槃悟道了， <laughs> 就就涅槃了，而且就随着她的这个大脑啊，从用到了百分之二十，嗯，用到了百分之三十，最后用到百分之百，对，呈现出，哎，咱们可以先看一小段啊。 不见了，瞧见没有？嗯，用到百分之百了。 <laughs> 用到百分之百之后，这个人消失了。然后他发了一个微信，或者是他告诉别人我无处不在。这这在我们这个中国的儒家的数学模型，或者是我们这个道家的数学模型，或者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模型当中，这叫悟道了。 嗯，就升了天了。哎，古往今来，这个比如说西天取经，为什么悟道？哈，我们我们从来一直是在，呃，在各种文学作品、各种这个流派、各种理论当中啊，我们会希望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人，他无所不知，啊，具备了这个呃呃神圣的这样的一切的这个结合体。其实西方也是一样，那我们把它统称为悟道。但这个片子我觉得有一点很神奇，它是从人的新陈代谢开始讲起。 你看那个毒品啊，嗯，它一下子吸不也不叫毒品，药物吧，药物，它和虚构的一种一种就 CPH 四。 就是虚构的这么一种药啊，就是说，哎，这是孕妇怀孕第几个月的时候啊，人体内会分泌出很微量的一点儿点儿，婴儿的骨骼就生长了。嗯。但是你想，这个女人一下子用了这么大量啊，她的那些据说沉睡的脑细胞，是全被激活了之后，什么效果？是。所以它是跟新陈代谢有关的，以至于它能够看探索宇宙的呃前生今世，能够看到一切的细节，它能知道一切的事情。可是它的代价是什么呢？它的身体。 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新陈代谢，那么于是他要补充这个东西，他才能够满足。一直等到他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用脑量的时候，他消失了，因为他已经跟这个天地融为一体， <laughs> 天人合一。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U 盘，他把我觉得了不起的是，他把所有的这些秘密给了你一个盘，让你知道，哎，我想到的事情我继承给你。 那其实符合我们很多的这个流派，比如说佛教，我们说加持，一代代人传下去；儒家，我们这个传承，他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后人。你看，他还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一个效果，但是它前提是以新陈代谢来来来来来作为一个入手点。我讲个小小的例子哦，我有时候去国外啊，吃到顶级好吃的咖喱饭，你知道什么反应吗？就是咖喱嘛，比较辣。 它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后脑勺容易出汗，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吃到最好的咖喱饭之后，你容易困，下午四点多钟你开始想睡了，涅槃了，吃咖喱吃就涅槃。后来我就在想，你说这个咖喱来自哪儿啊？好，你就首先印度咖喱就多，对不对？对。但凡香料多的地方，它就容易出哲学家，比如佛陀，嗯，啊，还有啊，天儿不能太冷，你见过这个？我们就做，还是从佛教来讲吧。 佛佛陀，你见过谁是穿着棉袄，骑着这个在爱斯基摩拉着雪橇的没有吧？ <tsk> 袒着袒着胸，啊，然后这个天儿挺热，他没有穿太多衣服的，一定靠近热带或者是赤道这个附近，他会诞生那些特别能够能够进入冥想的那种能够有创造力的这个这种大师。所以我在想啊，就写老子和庄子的那个年代，很有可能那个时候中国比较热，为什么新陈代谢会比较快？ 再往下，绝对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古籍记载，那个时候这个相当于河南这个地方有大象，对，那就是很很热的气候，热带嘛。然后呢，呃，还有就是这个，你后来就有很多人，就比如说出现了像李白这样的艺术家，我们大家都知道，跟酒有关。为啥跟酒有关？喝了酒之后，他有时候也是在不光是不是热的问题，它会造成他的新陈代谢的加快。 你发现有些人一喝酒，他喜欢聊天啊，开心啊，喝美了嘛，喝美了就是属于这种新陈代谢加快了，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慢慢的去想哈，就是尼采说的这个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什么？晒太阳，很多人晒太阳他会晒美了，他他新陈代谢加快啊，然后他就会诞生很多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和太阳有关，啊，所以这一切都围绕着。 人的新陈代谢，你在一个非常缓慢的世界里，你是不能做到那样的精神成就的。但是太快了，不是离死不远了吗？ <laughs> <laughs> 对啊。所以现在那么多人喜欢去跑步，什么马拉松啊，这个那么流行，是不是跟这也有关系啊？他就也，你看，长长跑也好，短跑也好，他要查你有没有用那个兴奋剂，嗯，对吧？就你用，你用了药。 那么这个对于运动员而言，它就叫作弊。嗯，那现在这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更神奇的一些这个药物啊，这个药物就是它也开始没有被界定为是违禁的，但是它其实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特别大的，比如说兴奋类的。为什么有些人爱喝咖啡？大作家巴尔扎克爱喝咖啡啊，它它促也是促进新陈代谢。 对，但这这这个我觉得啊，他还是就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你认为你很多你很多事儿啊，我就我就怎么说？你比如说减肥啊，他们都一般都是说你为什么老瘦不下来呢？你都饿自己了，对吧？然后你看就会有很多理论出来，就说你啊代谢不够快。是，有的人就说哎针灸或拔火罐，你同时节食。呃，有的人又说啊，你要少食多餐，你不能一天只吃一顿饭。嗯。就要。 就新陈代谢快，对。但是你知道，就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到底能不能被这个这个大多数的科学结论所证实？这很难说。人体还太复杂了，很难说。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我就觉得这种电影啊，中国还少。嗯。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带着一个，就当年咱温总理说的。嗯。 这中国的孩子啊，应该仰望星空。你还有没有这种对宇宙的这个好奇？嗯，我觉得《吕克贝松》就是这样的一个有童心的一个人。其实这是个商业片，我很爱看，对吧？它它的里边的呃这个科学依据啊是似是而非。是。比方说，这个我查了一下，关于这种说法，说人的大脑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到了，其他咱都闲着呢。说呀，全用了不得了。但实际呢？ 这只是根据啊，大概是一九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啊，神经生物学家做过一些实验，比如说。 呃，负责感觉、知觉和运动的，嗯，比如说给这个老鼠啊、小老鼠啊切一块脑子，然后再让它去运动，它切一块脑子发现运动，最后发现呢，真正跟它这个运动有关的，只是它大脑当中很小的一块区域，是，于是才产生这种说法。但是人家现在一般医学的认为啊，不是闲着的，不是闲着，也许是负责还是有用抽象思维，抽负责感觉，因为人的大脑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你不能简单的，我们这种科学盲啊就会说，哎。 百分之九十都没用，那要都用上，嗯，可是我仍然要肯定，就吕克贝松，包括那个《骇客帝国》，嗯，人家从这个东方哲学、佛学里头取来了这么多个智慧的说法，又融入了现代西方科学的这个，他造出这么一种娱乐片的概念，实际是很值得赞美的。这这是一个想象力的问题，我觉得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做的顶级好。但《超体》这个电影里面，就使得这个人是。 全能的，它各方面它都做得非常好，它实际上代表着咱们这个人类的一个理想，就是在各方面都往前走。但实际上，我觉得咱们今天的世界比超体还了不起，为什么啊？呃，如果一个人的脑子得到了百分之一百，你甚至百分之两百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激发。 你让他生下来，凭他自己的能量，他是做不到能够造出一个宇宙飞船，还能到月球上去的。那实际上，人类世代累积了很多这样的知识的体系，传承下来，优化组合，我们每个人身上，文涛，你，我。 他都获得了好多古往今来那些优秀的人的加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说的一样。对，就有可能过去听过一个说法，就比如说左脑和右脑，嗯，对吧？说左脑啊是你这辈子啊比较现实的这个你自我的这个推理啊，什么意意意意意识。但是据说右脑啊是储存着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信息，是在你的这个是是叫祖先脑，嗯，这个叫叫叫什么脑？但是这个啊，你要是猜想。 哎，是个聊天的好话题。我发现真是就是引人入胜。生活中很多人喜欢聊这个，而且你有时候觉得佛教之伟大，佛教之伟大，就是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物理学的最新发展呢，这个物理学有发展成佛教的可能， <laughs> 越来越来越像。当然，这是我们的。我先讲，这是科学盲。你你比如说最近呃有这个。 英国格里菲斯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十月三十一号联合提出了一个理论，就物理学家再次承认平行宇宙的确存在。嗯，平行宇宙给不同版本的我们呢提供生存空间。不仅如此啊，从这个量子力学研究的角度，为什么量子力学老有点搞不清楚啊？量子物理。他们认为这个平行宇宙互相间并不是没有关系。嗯，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啊，就表现在极微观的世界。 所以会发生那个量子力学那种我们弄不清楚的。你看他这个超体这电影里讲的一个地方，他就跟这个佛教有关系。呃，他就说啊，比如说这个大脑啊，用到百分之二十，呃之后就不退转了。嗯，就是它就必定走向最后会用尽。 百分之三十这条路，嗯，这你们要就让我想起，要不说他们都是从东方吸取这个智慧。大乘佛教里有一种十地菩萨的说法，就是说啊，呃，不同的不同的修行阶段，嗯，好像但是呢，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啊，就叫不退转，就是你比如说头一两个阶段呢，你还是有进步，你还是会回到凡人，你还是会回去，但是当你进入修行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个禅修入定是吗？一个定定功定力，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啊，就不会退转了。比如说到了八地菩萨什么的，那就成佛是你必定的归宿，就是你绝不会回来。你就有时候说电影里你能得到一些这种联联联想。哎，我有时候在想啊，你像佛教啊，它是这么久远的一个一个东西哈，我们科学到现在才研究到了一个。 呃，量子物理的这个阶段，如果说佛教跟量子物理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的话，那你说远古时就就以前的人就创造佛教的人，他是怎么能够想到这些东西的呢？就是佛教诞生的那前后那几百年啊，我们这个学术上讲叫。 轴轴心时代，嗯，这个时候西方东方都出现了一大批了不起的人，是，比如说老庄啊，什么孔子、孟子啊，啊，这个这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对，这个包括摩佛非常奇怪，大概公元前六世纪，那是跟天象有关系吗？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啊，是这样。 我们一直会把古代跟那个更早的古代的人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实不是。我们说这个智人智智慧的智啊，智人出现也才几十万年。但是呢，实际上在最近这几千年，人类的大脑并没有发生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巨大的变化。我们只是跟过去的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而言，脑容量在变。但很有可能，我在想几千年前的呃人类。 可能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现代人还聪明，因为他在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多过多的依赖，他都是靠他自己。在文学上，在哲学上，丝毫不比现在差。要是按照这个佛教的某某种说法哈，他是说什么呢？人类认识世界有两个方向，哎，一个方向是向外，嗯，比如说西方的科学，嗯，那就是向外，我们去去寻找、去探索、去实验、去验证。但是呢，呃，还有一个方向是向内，嗯，向内。 比方说，你看他，他入定，那么他他他他就是他，他在他在向内把注意力啊集中在一点上。比如说，按照佛教的某种说法，就是你这个禅定啊，就集中注意力在一点上，定到这这定到最大的这个正正定的，无相，佛教无上正等正觉嘛。到这个时候，据说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障碍，就是你是另一个方向，你往里看，对吧？你然后呢，最后你能达到。 比如说，他们就讲平行宇宙，佛教徒呢就会比附说，你看物理学上讲平行宇宙，这就是我们佛教说的十法界，嗯，什么地狱什么天人什么阿修罗都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但是就呃物理学上讲的多维时空呢，佛教徒就会把它比附为我们说的不同是佛世界，然后呢，我们认为入定，定到一定程度就能突破这个时空的障碍，你所以说佛眼能够看到别的。 别的世界，哎，这不不是，我还是想听听恩泰，咱这个物理学家哈，给 <laughs> 我们讲讲，就是说这个量子力学里边量子物理，哎对，量量量子物理有一个薛定谔的猫，嗯，薛定谔的猫，没错没错，你对这个特感兴趣，这个要说起来就非常的复杂，我估摸着，因为我是外行，但我们作为这个文艺爱好者，我们就喜欢去了解这些背后的故事啊。但实际上它是指啊，这个猫本身的死活。 不重要，在客观上我们觉得这个杯子就是杯子，水就是水，李爱就是李爱。嗯嗯。那么他用这个薛定谔的猫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我怎么看这个猫，才决定这个事情的本质。嗯。哦，那么包括我们说这个测不准，或者是我们说一个微观世界的量子物理啊，它那个粒子在一个空间和能量上啊，你只能选一、一、一、一。那它到底是波还是粒子？你说是光啊，光。所以它实际上是我们怎么看它。 决定了它是它的本质，那么这就很奇怪了。它是什么不重要，嗯，我怎么做才重要？但是我们说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量子物理改变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对，这个很奇怪啊，上升这个哲学的层面，你觉得吗？爱因斯坦到死都很难接受，因为他不相信会一个东西不可能从一这儿又有那儿又有，他不接受这种不确定。但是呢，问题在于量子呃物理的这种假说呀。 他的用他这个理论来指导的这个实验，很多实验，包括咱们现在的很多日常应用，都被证明是有效的。是，这就很。爱因斯坦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上帝不会玩色子。”嗯嗯。他一开始是排斥量子物理的，因为你知道，在牛顿的时代解决了很多问题。嗯。于是你知道吗？但凡一个大的物理学家，就像这个超体里的这个人一样，他要解决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比如说那时候牛顿了不起。 发现苹果掉下来砸脑袋上，哟，他发现了引力，嗯，有这么一回事儿。一解释，哎呦，大家都想明白了，嗯，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天体学家，他发现哦，这个地球是圆的，嗯，啊，我们还不是别人围着我们转，是我们围着别人转，一下子把呃这个这个观星象的很多问题解决了，他开心了，嗯，他解决越越来越多的问题。可是到了爱因斯坦的那个时候呢，他解决了当年这个呃呃牛顿那些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原来是叫经典物理嘛，对嗯、 到了量子力学的时候，又解决了很多爱因斯坦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以至于后来这个霍金说了这样的话：说上帝啊，不但是玩色子，嗯，上帝有时候会把色子扔到一个连他自己都看不到的地方，嗯，于是有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我个人认为已经是我觉得目前数学模型上做的最顶级的，就是《骇客帝国》。《骇客帝国》你发现里面有一个上帝的角色吧，白头发老头，包括里面有一个巫师，嗯，女巫，嗯。 他就是觉得基努里夫斯能拯救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上帝自己都觉得，说我也不拿拿不准，反正我试试吧。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典型的量子物理的思维，就是说没有决定论，我们一切都是有可能会改变的。你知道，就说爱因斯坦啊，跟一个就代表这个量子力学的那个一个代表人，我忘了叫什么名了，老吵架。 一碰见就说这俩人就辩论就争，爱爱爱因斯坦就无数次的老爱说那句话。有一次他们又开一个物理学会议，爱因斯坦说这个上帝不不不不不不玩骰子。嗯。然后那个那个那哥们急了，说你不要老交给上帝干什么。哈哈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你说啊，要讲他们说这个呃平行宇宙啊，或者什么这个呃量子力学。哎，你不是先讲讲宿命吗？ <laughs> 你讲讲。对，刚刚正好讲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黑客帝国》，包括讲的量子物理，包括说上帝不会玩色子。量子物理改变了表演学。嗯。其实你打个比方吧，我们要塑造一个角色，到底塑造成什么样，有定论吗？嗯。什么叫性格化的创造？哦，有一种说法说没有定论，我演成什么样是什么样。 对啊，这就叫 free will 自由意志。嗯，还有一种说演的最好就是那样 determinism 决定论。嗯，所以它改变了每一个行业，比如物理学也是这样，那个历史学也是这样，包括我们三个人坐在这儿录一期《锵锵三人行》，请问在一千年前这事儿是定下来的吗？有些人就认为是定下来的，有些人说这不不不，这我们今儿是偶然，随时会变。嗯，可是，在决定论来讲，就是上帝不会玩色子，一切都是安排好了。 嗯，物理学现在在研究一个大方向，就是我们说超体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做获得一个大统一理论，解决一切问题。所有人都在追求这个。你说改变了表演学，我再支持你一下。我的体会啊，改变了主持学。是吗？哎，我跟你讲，这个这个李爱，我用我的一个例子啊，能够比较通俗的跟你解释这个量子力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东西。嗯，量子力学说的是什么？比比如说，咱们老认为这盒子里头如果有一个粒子，嗯，它的位置和速度。 只能有一个位置，一个速度。嗯。但是问题就发现呢，你一测量它就定了。嗯。但是你没测量的时候，它说不好，说不好，它只是一个概率。是。我举个举个什么例子呢？我觉着我听他们一说呀，我说我觉得我我脑子里就是量子力学。嗯。就是你比如说主持人上台的时候，我经常有那种情况，就我琢磨着啊，第一句话说什么？嗯。你知道我脑子里经常有五六种。 有五六种想法。第一句话，我能理解你句话说什么？是的，是的。甚至于，哎，你说我脑子里我想说哪句话，在我没说的时候，同时都存在。甚至我跟你说，在我走上台口的时候，还没决定，我还没决定，因为我最终决定我要依据于啊现场观众的这个感觉、这个气场、这个感觉，最后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一直我脑子里在说，哎，说哪个？说说说，先说哪个？先说哪个？先说哪个？先说，最后我一张嘴，这就好比物理学的这个一一检测，嗯，一张嘴，嗯，就只能得其一，就选择了一个。但你不能说那几个选择，它不存在，它不存在。其实所谓就是过去讲啊，这个关于平行宇宙一直讲，物理学有了一个叫人则原理。嗯，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宇宙怎么那么巧呢？嗯，比如太阳和地球的距离。 差一点儿咱们就冻死了或者热死了，它为什么那么巧呢？它为什么这个物理的定律那么完美啊？决定了这个宇宙呢？我跟你说，它就是这个量子力学提出的假设啊，就是说啊，其实有无穷个选择。 我们只是其中啊，刚好诞生了观测者的那个选择，嗯，这就叫仁则。你还活着，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这说明在千万个可能的选择当中，你住在其中一个会产生你的那个选择里。哎，但是那个不是说宿命嘛就是现在不是也流行什么星座算啊，对吧？什么八字算啊？那你这个有些看着还挺准的，概率，概率，概率，概率。 然后是一种这个冬天生的孩子和夏天生的孩子，他在生活当中有些共性，他同一个家庭出来的孩子，他有些特点，他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对吧？就必然当中有偶然，你可以这么欺骗自己。 <laughs> <laughs> 但是就所以我说啊，这种探索好奇啊，嗯，其实是咱们的一种精神生活，我觉得很快乐。很多朋友爱聊这个。